第三部分，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“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疼疼疼！你轻点儿，医生。”医生有些不耐烦。 态度有点冷淡，怎么了？还男人呢？有什么好叫的？这点疼都受不了，干脆回去得了。医生走了，护士进来了，准备给烂脚的病人清洁、包扎、消炎、打针。护士，你轻点儿，刚才的医生手太重。病人向护士告状，护士说。 那医生是我们医院最好的，那样的医生你都受不了。我是新手，你更得疼了，你就忍着点儿，不疼就不会来医院了。年轻的女护士纤细的手轻轻地触摸一下伤口的周边，开始擦洗血迹。病人似乎显得没那么痛苦了。护士明白病人的心理，男人在男人面前会说真话。 在女人面前却会装英雄。医生进来观察着病人，心里暗暗发笑：同性相斥，异性相吸，果真如此。护士把伤口弄妥当了，病人似乎还沉浸在享受当中。他想：我怎么了？医生清理伤口时，我觉得那么疼；护士清理伤口时，我怎么有种幸福感呢？ 十一，关于男医生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二，关于女护士可以知道什么？ 十三，根据这段话可以知道什么？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罗伯斯决定离家出走，他烦死了。 妻子整天唠叨，他想起了初恋女友约梦，便信步来到了约梦的家门口。约梦三十多岁时死了丈夫，至今单身一人。罗伯斯老觉得对不起她，转眼就是二十年。梦一样的约梦依然年轻漂亮，一点也不像五十开外的人。罗伯斯凝望着她，心里尽是疑惑。 约梦没有伤感，没有唉声叹气，话里话外都是生活的美好。谈话快要结束时，罗伯斯忍不住问他：“你过得好吗？”当然，约梦没有半点迟疑。“你不怨恨吗？”过去的事都是我的财富，生活给了我不想要的，也给了我想要的。杰克也有毛病。 他脾气暴躁，从不让着我，还曾经有个相好的，我跟他吵过，为难过他。可细想起来，他优点也不少。有一次我拉肚子，他半夜陪我去医院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那个相好的生活特别艰难，杰克是在帮他。在罗伯斯快要离开时，约梦拿了本书送给他。 封面上是约梦和杰克的照片，书名很别致，“一只眼睛看爱人”。谢谢你的款待。罗伯斯像做梦一样离开了约梦的家，毫不犹豫地朝家走去。十四，关于罗伯斯的妻子，下列哪项正确？ 十五，罗伯斯看到约梦时，为什么心里尽是疑惑？十六，关于约梦的丈夫，下列哪项正确？ 十七，罗伯斯从约梦那里得到了什么启示？